转播给了黄少天一个特写，现场观众也纷纷从电子屏上看到了，顿时骚动更加猛烈了。无数微草的死忠开始呐喊、口哨、各种怪叫，帮刘小别对黄少天进行着挑衅。结果，画面中的黄少天却是被身边的队友碰了一下，然后给他指了指电子屏的方向。 于是，黄少天微笑着，友好的在镜头中挥着手。现场一片起哄的声音。这家伙到底搞没搞清楚状况啊？难道刚才的比赛他压根就没看？果然，镜头前的黄少天对现场的反应十分茫然。直到身边的那位队友凑过来，又和他说了什么，黄少天才露出恍然的神情。 然后就一直望向镜头微笑，一直微笑。转播总不能把画面总交给黄少天呢。一看这位好像并不在意的样子，很失望的把镜头转走了。结果就在镜头转走的一瞬，黄少天飞快扬起双手，对着刘小别的方向就比了两个中指。啊！快切回去！转播间里导播一声狂吼。 镜头又飞快交给了黄少天，于是千家万户收看全明星周末转播的观众，又一次在电视里看到了黄少天的微笑。和之前一样的微笑。大家很茫然。电视转播也会画面延迟吗？哎，这家伙太狡猾了。导播非常郁闷，比中指这种手势，毕竟很不文雅。 真要被直播出去，黄少天必定受到联盟处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只要没人揪着不放，非要上前讨个说法的话，联盟即便知道，那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没有镜头画面能看到黄少天比中指的人就太少了。不过因为这是微草主场，多微草粉丝，看到的顿时哗然一片。 在场馆里也掀起了不小的动静。其他不明真相的人很茫然，自然要打听一下。于是黄少天比中指被口头转播开了，现场哗然的声音像波浪一样随着传播翻滚下。下一队上来参加挑战赛的选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几乎都快要被忽略掉了。 只有转播的解说员还在兢兢业业对眼前的挑战赛进行着解说，但他心里其实也快憋出内伤了。那么精彩的镜头，精彩的情节，居然就这样错过了。至于眼下这场，又只是一场特别普通、尊老爱幼的表演赛。最终，前辈大神取得胜利，对后辈进行了一下勉励，后辈表示一下向前辈学习。 去呀！解说员都快睡着了，但痛苦的是，他还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好像很亢奋、很激动似的欣赏着这场比赛。全明星周末第一天，最憋屈的就是转播媒体了。好大的一个话题，好大的一个素材，结果没能抓住现场，就这样错失了。事后倒是想起无数种可能的操作。 比如，当时果断沟通联盟，看是不是给刘小别个特别挑战权什么的。反正全明星周末图的就是一个热闹，多点彩蛋也没什么不好。可惜这一切都只是事后诸葛亮，该事件已经失去了即时利用的价值，只能在后期作为一个不错的话题渲染报道了，诸如“来自新生代的挑战”一类的字眼 已经迅速成了不少记者心中讣稿的心中思想了。而新秀挑战赛的赛场上，再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素材。呼啸战队赵玉哲挑战烟雨战队的楚云秀，被问及原因时，做出的回答是：“我要成为最好的元素法师选手。”哼，现在的年轻人个个都这么有锐气啊！ 叶修感慨着：“赵玉哲这话不像去年唐昊的以下课上那样张扬，但带上这样的因果关系后，意味却也足够明显。”好，有志气！现场的主持高声呐喊着：“那么，我们就有请烟雨战队的队长楚云秀下场喽！”现场观众掌声主。 转播解说却也在抓紧时间解说当前素材，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，去年的新秀挑战赛上，二年级生唐昊一句以下克上震惊全场，最终顺利击败林敬言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流氓。今年夏天更是转会呼啸战队，完全取代了林敬言的位置。而现在我们看到赵宇哲选手正好也是来自呼啸战队，是唐昊的队友。 他这样的举动会不会就是受去年唐昊举动的影响呢？赵宇哲继去年摘得最佳新人后，本赛季继续精彩表现。目前的呼啸战队位置稳固，战队成绩也相当有冲劲儿，是很有前途的一名选手啊！说话间，楚云秀也已经下场。荣耀的职业选手女人着实不多，能跻身全明星之列的，目前也就楚云秀和苏沐橙两个。 苏沐成本赛季跟随嘉世出局，无法再入选。楚云秀就成了二十四位全明星选手中唯一的一位女选手。同是黄金一代的选手，已经有了多年的职业经历，又担任队长一职，楚云秀早已经历练得波澜不惊了。转播给予的特写镜头中，看不出他对赵玉哲这场不太客气的挑战有什么异样的情绪。 下了场来和赵玉哲握手，接受现场主持的提问，一切显得很平静。现场主持不怀好意的想激化一下这场战斗的矛盾，都被他轻描淡写的就给化解了。压抑呀！转播方顿时又觉得压抑了。刚才的刘小别剑指黄少天，就好像是暴风雨貌似要来。 结果滚了一卷乌云后，就啥也没有了。这一次呢，楚云秀这样的平静，让赵玉哲那本来就不像唐昊那样张扬的挑战，更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今年新秀挑战赛就不能给点高潮吗？媒体人相当郁闷，却是忘了新秀挑战赛向来都很少高潮的。 只是去年很诡异的连续发生多场有分量的挑战，让他们对今年也满怀期待。今年来说，有刘小别那个剑指，再有赵玉哲这么一个企图上位的挑战，已经算是够热闹了。只是比不了去年罢了。嗯，双方现在各就各位，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。 和之前卢汉文对刘小别的那局比赛一样，双方也是直接使用了他们的职业角色。出现在地图左边的是赵宇哲的萧灵火，出现在右边的是楚云秀的风城烟雨。嗯，楚云秀是这次二十四位全明星中唯一的女选手，受到后辈并不太友好的挑战，似乎并没有让她有什么异样的情绪。解说淡淡的介绍着场面。 <laughs> 哈，其实楚云秀这样的选手呢。 不少观众朋友都清楚，即便是在季后赛这样的重要比赛里，他也能像现在这样平静，所以此时这样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这时，解说的搭档、著名解说嘉宾李艺博说了两句：“但凡重大场面的转播，都少不了李指导的存在。全明星周末这样热闹的场面，当然也是他这个评论嘉宾第一人坐镇了。” 他这段有关楚云秀的点评，只要是有心人在，恐怕都能听出这是在暗指楚云秀这位选手技巧有余，激情不足，所以在大场面的时候经常 hold 不住，这也是烟雨战队一直被诟病的一个大问题。比赛开始后，在公众频道里，赵玉哲也打出了一个无奈的表情。前辈，希望这场对决。 你可以认真对待， <laughs> 我会的。楚云秀礼貌的回应了一下，在频道里短暂的交流后，双方现在在向地图中心靠拢了。解说员继续说着：“咦，大家看，赵玉哲的萧灵火并没有直接过去，而是走了一个比较迂回的道路。看来赵玉哲确实对这场比赛比较用心啊。”李一博说：“嗯，采用战术走位。” 这在全明星赛季上并不多见吧？确实，我记得就算是去年的唐昊、孙翔他们，也没有采用战术走位，都是直接过去和对方碰撞的。李指导，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说明赵玉哲是比较在意这场对决的。转播间里的李一博一边说着，一边扫了身边的解说搭档一眼，老兄。 你不要太心不在焉，行不行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样看来，赵玉哲对这场比赛很用心，结果你又问一遍，考验我的措辞水平吗？采用战术走位的赵玉哲，他的萧灵火当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风城烟雨视野内。楚云秀经验也很丰富，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干脆站着不动。 等赵玉哲的消灵火出现，这个，嗯，化被动为主动也是不错的应对方案。李一博说着，解说员太膜拜李一博了，什么都能让他说的似模似样。眼下楚云秀的举动，照李一博的解释，当然是说得通的，但真相其实是他消极比赛，所以根本懒得去和赵玉哲抢着主动权吧。 楚云秀的风城烟雨就这样干等着，赵玉哲的萧灵火悄然从侧翼欺进了他身旁。职业选手这么容易就被偷袭到了，实在不应该。连赵玉哲都觉得有点无聊了。好悲剧啊！自己偏偏遇到这么一位大神，这换任何一位都不至于这么消极吧？漂亮的结束比赛吧。 看楚云秀确实无心和自己认真对决，赵玉哲也决定来点漂亮的攻势，将其轰杀得了。结果，就在他边让角色移动边盘算的时候，风尘烟雨突然转身，法杖一指，居然抢先发动了攻击。啊！一直没精打采的解说员这时都惊讶了一下，一时居然没词接上去。楚云秀发动攻击了，攻势很猛。 李博倒是清醒，场上风城烟雨的法术一个接着一个，大面积的地图轰炸，惊涛骇浪般的把赵宇哲的萧灵火给卷了进去。这这，难道说楚云秀开始那样的态度只是一种布局吗？解说员惊讶的说着，就看楚云秀眼下这攻势，实在不像是对这场比赛根本不在意的模样。 观众席上，叶修不住的感叹着：“怎么？”陈果问。“听说今天楚云秀的心情不太好啊。”叶修说。“啊，什么事啊？今天是我的非常女友大结局吧？看不到了。”啊！陈果的表情已经不是言语可以描述的了。